锵锵三人行，哎，我这个有件事儿就不明白，呃，猥亵儿童现在还蔚然成风了吗？是吗？那弄到这个呃，习主席对吧？高调的就说呀，甚至是最高法院说，我 <laughs> 告诉你们，这 <laughs> 猥亵儿童这个要重判呐，就是 <laughs> 重罪，就一下子冒出很多。因为什么原因？对，因为反正我记得啊，你看。 我老觉得世界上啊，媒体有很大的参与，为什么呢？你看这个事儿的起头啊，就是说海南岛那个事儿，海南岛，然后后来就是有人不是在学学校门口说校长开房找我 <laughs> 是吧？这搞搞出这个风波吗？然后打那之后啊，一个星期之内，哗哗哗哗哗，十几二十起全国各地的这种成年人猥亵儿童的这个，当然啊。 从统计上讲，确实也有增加的这个这个呃这个态势，就是你看，我就说这种这种风气啊，以至于就先到了你们微信收到没有？我现在朋友们的微信都在传，我觉得也应该给大家传递一下，就是说，孩子啊，家长一定要告诉孩子啊，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准人摸啊，不准别人看，然后呢，小秘密要告诉妈妈。 家长，你要跟孩子保证，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要跟家长说实话、说真情，家长啊都不会怪罪，都不会怪你，不是坏事啊，而且会尽不不是会不都不会怪你，而且会尽力帮助孩子。这个呃，告诉孩子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就是说小孩子啊有权不跟陌生人说话。啊，谁跟哪个陌生人跟你说话，你可以不理他，赶快跑。 啊，然后呢？生人敲门不回答，不开门啊。小孩对陌生人不理睬是对的，大人也不会认为这不礼貌。遇到危险可以打破玻璃，可以破坏家具。你要告诉你的孩子啊，在发生什么紧急情况或者任何情况的时候，他们有权，他们可以大叫、大嚷、大闹、咬人、踢人，甚至砸东西啊。再有一个，告诉孩子。 即使他曾经发誓不告诉别人，但是呢，遇到坏人欺负啊，这些秘密一定不能保密，就绝不能为坏人保密，哪怕是你跟任何人发了誓等等。现在大家在这个微信上就传这些东西，这就说明这个风声鹤唳啊。嗯，你们觉得是突然增多了呢？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其实过去几年我看过一些学者做的一些的报告，就是说其实很多的偏远不是偏远就。 城郊地区、基层社会这几年有很大面积的伦理问题。这个伦理问题包括什么？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留守儿童，然后有这些剩下来的小孩在农村里面，然后一堆老人看着，那村里面其实没有多少大人。那么这里面其实人口结构的改变已经带来很多变化，有的时候甚至是啊，发生一家人爸爸。 呃，如果有的，还有一些超生的爸爸哥哥一起搞一搞妹妹啊，什么这种事儿也也我也不是也不是个罕见的事情。就而有趣的是，呃，我看的那些报告都提到，这些人参与了一些我们今天会觉得很败坏伦理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本身不太觉得。 呃，有太大的问题，或者说他在犯事儿的时候，他没有觉得那叫经过一个很大的良心挣扎啊什么，嗯嗯，就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腐坏嘛。他跟这个就是西方天主教神父玩小孩这个事儿好像还不一样。对，那个是他会内疚，他有这这罪恶感，跟罪恶感发生的一些冲突是吧？这个好像中国农村里有些老头啊，玩这个小男孩儿，他在那种那种环境下呀。 乡村的那种伦理环境下，好像大家是因为无知呢，还是因为什么？没什么人说。民俗不同，甚至是啊啊啊！我我生活的那个那个是是呃乡下的那个地方，有些东西以城里的标准来看，都是就是不不对劲的，不道德的。比如说，那比比如说呃，邻居吧，那个十十几岁的小孩跟他下面的七八岁的小孩都在讲这个性的事情。 讲的活龙活现。我说你们这这么些小孩讲懂什么？我我那个时候才十几岁，也不大懂的。我说你们怎么？后来他就带我看，原来他父母跟四个小孩睡一张床，每天晚上父母做的那些事情，小孩全在那旁旁旁观。哎呀，知道吧？就是说，而且小孩已经十十十几岁了，而且已经说清了，十二岁已经已经说好了另外一个村的一个女孩子。然后他们在田里干活的时候，开玩笑的尺度。 这个触碰身体的尺度，讲话不去讲它了，就直接触摸身体的这个尺度。按我们今天来讲，那绝对就是性骚扰或者侵犯呐，什么什么。比方说，呃，这个这个女的怀孕，不是怀孕了，就是生了小孩以后，这个奶水太多，衣服就湿了，那旁边的男小小伙子就去。 就是调戏他，调戏啊什么？可是他们大家要嘻嘻哈哈就这么过。对对，那就是那也。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这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一部分啊，在教育啊，就觉得这个他们也不觉得这这。那现在呢？其实我们要讲大一点，就是城镇化。现在中国处在一个。 史无前例的城镇化的过程，这个城镇化的过程，一方面是，呃，农村的人减少了、留守了这个问题，但一方面是城市的很多道德观念、规范，通过电视、广播以及人员的流动，影响到了这些乡村的地方，所以有很多本来无所谓的事情，现在是犯罪了。 那有很多本来是犯罪的事情，现在无所谓了。比方说男女偷情啊，啊未婚先孕啊，本来那个是要正猪笼的，要要进到坛里去的，要惩罚的，现在又变成可以的。所以这个城乡这个道德大交流，不过不过这些我都觉得可以理解。但那个海南那个事情后来怎么样？我很好奇。我觉得大家很健忘。那个海南那个校长后来是怎么样的情况？ 呃，现在抓起来了嘛？这这这个案子还在审。进入法律程序了。是是强奸还是性骚扰？是猥亵？好像这我得查一查， <laughs> 这我就不太清楚。哎，就就是我我觉得是这个事情有它的好处。他这个事情这么引起大家注意，包括温州一个一个女的老师，不是把小孩怎么怎么啊弄？我觉得这种事情一出来以后，因为现在电视普及了，大家就会猛然发现。 张大婶啊， <laughs> 李二李二嫂啊，就会发现，哎，这种事情我们这边也有哦，啊，对不对？所以你觉得事情一下子多，事情本来就广泛。对，所以并不是媒体做出来或者什么，而是，呃，也不是媒体故意挖掘，而是现在大家多了一张眼睛了，嗯，多了一对眼睛，看到一些以前没大留神的事，这就叫脑子里多了一根弦儿，对，碰见这种行为，哎，这个不对，是吧？我我前些年还看到过宣传一些乡村老师很好嘛。 就是很苦，他住的地方就在教室里头那么学生来回不方便，然后就住在这个教室里。那有好多女生就跟这个老师住在一个房间。那我们现在今天回头来想，这个事情也很麻烦啊。他虽然是好心，他可能还没投诉，但是你想他们在一个房间，这好几个女生这跟男老师。 就这么在乡村小学里就这么住下去，以前是作为好人好事歌颂的，对 <laughs> 不对？所以这个城乡文明的交叉，这个是现在有些人也会觉得是好人好事。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还有你知道吗？就就上海一个国际学校，说有一个美籍教师性侵了至少七个男孩、女孩、男孩。 那就甚至是长达很长时间了，是啊，这被捕了，对，所以这种行为， <tsk> 哎，文道怎么看？这其实这很普遍嘛，不是中国， <laughs> 不只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其实全世界到处我们都都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情，只不过我们中国在过去没有像别的国家，比如说甚至不像别的，就像香港这样子，这么的关注这个问题，会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入议程。比如说，我记得前几年香港一开始在电视上曾经播广告。 这是政府拍的广告，就专门给小孩看的，告诉给小孩听怎么样预防性骚扰，怎么样要分清楚来的这个大人，哪怕是亲戚，对你是恶意还是善意，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那这个广告刚刚出的时候，大家还觉得很很很意外，就说哎，怎么忽然我们讲这个了？但慢慢久了，你就觉得这其实是很正常。我想在中国，我们是需要，真的是需要一次对儿童的一个性教育。 这个对儿童的性教育，其实是教儿童对于自性的处理。所谓正确的性教育，不是我们今天一谈性教育都戴着一个有色眼镜。但所谓性教育，同时包含的是你怎么安全的保护自己。嗯嗯嗯，不要让人自己得到被人性侵犯的机会，应该包括这个。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对于什么叫性骚扰、叫强奸这些东西，也向来有点模糊。我们一概叫淫乱。 常常用一个形容词，我就对于形容词来用法律， <laughs> 总总觉得对不对啊？淫淫乱罪什么？对啊，这很奇怪，因为因为我常常比如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日常生活，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人喝醉了酒啊，怎么样，对对人那种态度，其实在我看来已经很是性骚扰了。 <laughs> 是是是，但是 <laughs> 那夜总会里常见，但大家好像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嗯，那。 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也许我们也应该出些严肃的处理。你记不记得前阵子还出了另一件事儿？就深圳有一个挺低层的一个公务员，他们不是一帮人去台湾考察嘛？你听过这件事没有？在台湾闹了事儿嘛？跑到元山大饭店，然后在台元山大饭店啊，就蒋家的那个饭店啊，然后在那个饭店里头呢，看到一个帅小伙子，十七十九岁，觉得他长得很帅。然后我们这个公务员就起来。 把他强行拖入厕所，预备强奸他， <laughs> 结果结果在台北。男的嘛，男的，男的强奸男的，对对对， <laughs> 结果在南在台湾被判，好像在台湾判了还是再回来，我有搞不懂，反正判了这个人是。 <laughs> 重口味。对，重口味。但他有老婆有孩子，在深圳是。但我后来这事儿，我就在琢磨，他平常是什么状态？他跑到台北去圆山饭店看那个帅小伙，忍不住要要搞他。 那平常在深圳的时候是等于北京饭店，我知对啊，但是他平常当然我也会想象啊，也许说不定到了外头他就放开了，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反过来说，平常说不定也很放开。兄弟之情嘛。但是你知道前 <laughs> 前一阵儿说，我听我听人说台湾还有一个新闻，就说一个人好像还是挺有文化的，还是个博士还是个什么呀，就是杀了自己的老婆，然后呢就是好像是这制造恐怖事件还是什么，然后就跑了。 最后，你知道跑到深圳，跑到深圳是怎么被抓到的呢？就是他跑到深圳呢，他还叫这个叫鸡，就俗称叫这个性工作者，而且呢，他要玩三批还是四批，就玩的时候被抓被抓获， <laughs> 什么人都有啊。 不过你刚才讲到儿童教育，我我记得一个广告，最近前一阵不是很红吗？嗯，你记得吧？他们说这个广告实际上就大人看过去哦，对，是一个普通的画面，对吧？是一个人，但是站在小孩的角度看，就可以看到危险跟警告。对。 啊，是就是说，他是运运用视觉的这个这个身高视觉的一个差距，是是不是啊？对，我我我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们那儿那个胡同里啊，有这个老太太啊，老太太特别喜欢这个玩这个小男孩的小鸡鸡，你说这是一种什么呢？这个是这面有个小小男孩过来，这老太太嘿，这就玩什他就摸摸摸小鸡鸡，那你说这算生殖崇拜？ 老太太生至崇拜 <laughs> <laughs> 传统，越越越没什么崇拜什么。这个好像是个中国传统啊，是啊，这是个小鸡鸡，小鸡鸡啊，就是他其实善意的，你你不能说这不叫性，他，这不叫。所以今天的概念说这个是猥亵儿童。对，所以这里面呢也有很多很尴尬的地方，有一些最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最激进的研究性问题方面很激进的学者。 他们会认为，我们常常讲骚扰、性骚扰儿童啊，是一种对儿童的性自主的侮辱。嗯，他们会认为娈童不是一个问题，只要那个儿童有自愿的话，真的有这一套说法的。有这台湾就有几个学者主张这个嘛。那这个说法里面呢，他们也当然我们听起来非常荒谬，小孩也有性的这个权利，对，就是，对我们也觉得很荒谬啊这个家法。但是问题是，他举举出了很多历史上、文化上的东西呢。 的确是非常暧昧的，就像你刚才举那个例子，对他们常常举说，像这种案件，这种事，它其实不是那么的性，它是围绕着性，嗯，但是又跟我们觉得那种性骚扰不一样，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我们人类生活有太多这种很暧昧的东西，你怎么去归类呢？你比如说，他们这些学者应该是看过《金瓶梅》的，就是《金瓶梅》里一些小书童，那可是儿童。 但是你看，在中国古代的小说里，那应该也是真的，就是这种这种员外家的这种生活方式哈，它就是自然主义的描写。当时的这个社会舆论好像不会有很大的罪责感，说一个小书童跟员外弄弄了这么一下，就会《红楼梦》里边也有，《红楼梦》里边也有。对啊。那你说贾宝玉和秦钟，这都是小孩嘛，对吧？那好像。 这叫海狗吧， <laughs> 没法说，锵锵三人行啊！ <laughs> 告之后见。你像最近那个南非那个祖马那个总统，你看一边像普京在离婚是吧？一边像祖马他在重婚是吧？ <laughs> 这祖马前一阵儿不是开一国际会议，这西方记者就问他说：“你觉得你这个多妻制？” 是，他好几个老婆嘛。说你多妻制是个不文明的制度吗？这是不是男女不平等啊？然后你看祖马他就说，他说这说到底啊是个民族文化的问题。他说这个我认为问题就在于有一些人总是认为自己的文化比别人的文化要优越。他说我可以一方面恪守着男女平等的信念，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又采取着我的这个多妻。 是，所以就有了那个著名的说法。那个记者就问他说：“你觉得你对你这几个老婆，真的能够做到完全均等吗？”祖马说：“完全均等， <laughs> 完全均等。”那那，但是我们也总不能说，那么看来我们中国这个员外玩书童啊，小孩玩小孩像贾宝玉那种。 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文化传统，是个国情，值得发扬，所以现在就大家都在发扬。不是，所以这个里边你看，他还谈到一种啊，呃，有一些东西是有绝对标准的。嗯。但是连这个绝对标准呢，也是在历史当中我们会看到它的它的演变。比如是在古希腊的时候，西方也没有这个年龄的。 没有标准，对吧？好像好像我甚至十二三岁就可以了，十二三岁了。那么现在像非洲是吧？所以有些九岁的女孩子就来月经了，对，慢慢就就可能很小就能生孩子。你看，它存在着一个微小的差异，但是我们必须说啊，这不妨碍。看来世界上啊是存在绝对的主流的，你不能不认同的这个文明标准。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没办法，人类文明没办法，现在只能划线。 你领导干部这个怎么叫七上八下？你这个呃少女做爱十四岁，对不对？你看你十三岁呃呃十一个月你就犯法了，对啊，你十四岁过一个月，你说一个人差两个月，难道身心有这么大变化吗？你说实话，你两个人拿过来，一个十三岁的，一个十五岁的，可能那个十三岁比这十五岁成熟的多，对吗？啊，有可能，哎，但是。 法律只能这样来划线，你否则怎么办？你如果每一个都 case by case 的话，那不永远都划不。而且说实在的，真的就是说，别的事儿我挺能理解的。你比如说同性恋啊，这个这个我都能琢磨琢磨，都知道怎么舒服，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娈童这个事儿。 我真不能理解，就说这这是过什么瘾呢？我觉得这个真是很没试过就没发言变态就是就是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先变革梨子。 <laughs> 你在鼓励我什么？ <laughs> 但这些也也有些兴趣，我们必须承认，可能是我们这辈子都不会有的兴趣。对。但是我想讲的是，有我刚刚说到有什么？你刚刚提到有什么是绝对的基本的普遍的东西呢？我觉得这是权利。 就是说，你男同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我同意有些学者他们或许会有理由说，儿童跟性的关系可以很复杂，不是我们原来说的那么简单。但是，当他牵涉权利的时候怎么办？就比如说像海南岛那个例子，嗯，就比如说牵涉到一个上级对下级，或者是体力也是个权利啊。对，当然暴力，你为什么你小孩更有力气？所以这里面牵涉就是不是强奸，这个强制是关键，暴力、权力。 呃，诱迫、诱惑或者压迫，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我觉得这些就是普遍的了。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例子的时候，我其实看到的大部分不只是他们怎么样侵犯儿童，怎么样跟他们发生性行为，重点在侵犯这两个字。所谓的侵犯，指的不只是跟儿童发生性关系，还包括他怎么样利用自己的位置，利用自己的优势。 去逼迫对方做出自己不愿做的，事包括利用自己知识的优势。当然，儿童没有知情权呢儿童不知道这个东西啊。你个成年人，你是知道这个这个东西的，那你就《红楼梦》对看过金瓶梅》的， <laughs> 你们两者之间就是权力的这种侵犯呢，是吧？所以问题就来了，就现在我们看到大部分的问题都在学校发生，就还是光过去的时候我们讲那个老问题，就学校里面的权力是怎么回事他它权力怎么分布？ 为什么过去我们是说这个学校的文化变成什么样的文化？但其实我们还可以讨论一下学校的权力分布是如何，校长的权力是不是可以大到这个程度？老师在一个班级的权力有没有得到制衡？就是他们的权力到底有多大？所以现在呃一到这事儿就有人提出这种问题，就说我们这些年算不算是赢了经济输了道德呢？不不不不，懂，这些道德的问题原来都在。 不是这几年才发展出来的，我我我我很不同意，就是把这个社会的一些道德的混乱，当然现在是有一些呃更更加腐化，那是只是因为现在条件成熟。 他有这个钱，有来做这个事情，但是之前很多事情都存在的，我们就讲那个那个时候，只是你不把它当做回事，嗯，很多人根本就惩罚不了，嗯，所以你看有件事也很有意思，你看中国历史的历代文人的记载，从孔子说礼崩乐坏开始，那真是没有一代人不说自己这个当代是道德败坏的，嗯你注意到没有？嗯，任何时候的文人写下来都是今人心不古啊，人心我们比古代的道德。 差远了，所以要多多多多听听呃五讲四美办公室， <laughs> 他们总是说我们每年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有进步啊，你这样听听你才有正能量嘛。反正你这个顽童多讲讲这缺什么来什么嘛， <laughs> 你这也是一种能量， <laughs> 对啊。不过我是觉得，只要当今天我们老说我们的道德底线被突破在崩溃，但是只要当有这么多人这么讲的时候，就表示其实他没有崩溃。 真正的崩溃的意思是说，我们大家都不觉得有。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